人生很鸟，所以才要聊聊。管他的，先来杯咖啡。 <laughs> 大家好，我是 Junyi。 嘿，我是 Peter。哇，我们这个节目每个月这样更新，其实真的很多东西可以聊哎。我们已经好多年在录这个，对，这个这个 Podcast。上次聊到嘛，从我自己是单身到结婚到生小孩，对对对啊。可是其实也蛮妙的，因为其实我跟 Peter 应该也认识有七八年，七年多，对，六七年了。就是从我三十出头，现在我快要四十岁， <laughs> 那也是从三十岁。 跨到四十岁，那你觉得我有变成熟吗？有，真的有有，还是我本来就很成熟？你本来没有很成熟。 <laughs> 我第一次认识你的时候，你在说你 <laughs> 做的一些的事情，所以你没有没有。我我觉得应该说成熟不会因为时间，嗯嗯，而产生，嗯，没错，成熟是因为你的决定而产生。哦，是因为你的决定。对，因为你可以年轻的时候，呃的，呃，年轻，呃，成熟不会因为你变老。 你的你的你的，从三十岁到四十岁，就自动增加了十年的成熟度。嗯，不会嘛？它是因为你所做的决定。嗯，但是成不成熟的后果，却会因为你的年纪，嗯，而产生更大的影响。这句话意思就是，你年纪越大，就越没有办法付上这个代价，不成熟的代价吗？你年纪越大。 不成熟的代价就会越大，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五岁的孩子，你不成熟，我觉得你可以，是我没有一个 formula 可以去算，但是你可以大概就是用你的年龄去算，你的不成熟五岁就乘五的结果就是乘五，你在十五岁的时候不成熟就是乘十五，你到了四十岁还是不成熟，你那个后果就是乘以四十，所以是，我们不会因为我们嗯变我们的。 嗯，年岁我们的 years age 变高，我们就增加成熟。对，但是不成熟的后果却会因为我们年纪变高。 呃，带出更深的一个后果。了解，因为的确，第一个我完全同意。我有看过那五六十岁还非常幼稚的人，真的 <laughs> 也有看过十几岁就很成熟的人。认识的 Justin 吗？ <laughs> 哎，Justin 是谁呢？来大家来肉搜，对，可以来肉搜 <laughs> Justin 是谁？Justin 是一个二十几岁又成熟单身的一个男生，是我们我们都认识，我们一个共同朋友们。他就是一个老灵魂在他的里面，是，对对，没错，对，真的是一个很成熟，就是有这种对。 对比，但的确，呃，年轻的人如果做了不成熟的事，你好像还可以，哎，他就是还年轻。但如果他到五六十还做了很多决定的时候，你就会有点不爽哎，或者是觉得什么鬼啊？这个这个世界会对一个人会随着你的年龄，呃，对呃，你的长大呃，不是长大，就是你的年龄增加，嗯，他对你的不成熟的容忍度会下降。对，因为他对你的期待值变高嘛。对，没错嘛。所以说一个，嗯。 一个八岁的小孩，他没有拿到他想要的玩具，在那边哭，我们会哄哄他。到你二十岁还是这样子，到你三十岁还是这样子的时候，人家会觉得，What's 呃 wrong with you？你你怎么了？你是有些呃。 那个发展障碍吗？还是怎么？到现在还是用这种方式去去面对你的一些的一些的困难跟一些的难？但这样讲的意思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说，成熟度不一定会随着年龄增加，但是大家也会预设，或是 supposedly，其实应该要随着年纪多一点成熟度才对嘛？对，因为。 年龄，呃，岁月，呃，岁月会在你生命中夺走很多东西，嗯，但是岁月可以在你人生中加很多的东西，没错，那其中加的一个就是你的你的一些的经验跟看见，你可以东西看得更精准，看得更完整，嗯，看得更全面，没错，因为你看过更多了，看过更多，对对，所以所以我我们在长大之后成熟之后，我们会学到人生中有很多。 很重要的功课，这些功课不是你年轻时候学不到，而是你你越年长，你越发现到原来这个功课是这么的重要。嗯，就是你可能这个道理不会是你到四十岁才了解，但是你到四十岁会去了解，哇哦，原来这是真的这么重要的一个功课。所以你年轻时候可能知道一些事情，呀，因为年轻时候可能听过嘛，比较不在乎。对，因为如果。 If something is true, it's true whether 呃，如果一件事情是真的，不会因为你四十岁才变得真的，二十岁就不是真的，它本来就是真的。嗯，只是你到越大，你会越发现，原来这真的是真的，这真的很自己发现， <laughs> 不是别人说的。那你自己有没有觉得，就你自己的人生有什么事情是你，当你越年纪稍长，却做不成熟的事情的时候，付上的代价很大？因为刚刚这样讲，有嗯。 我长大之后学习的几个功呃功课那些功课，again，它不是我可能是长大之后才学到的啊，对不起，应该是说它不是我长大之后才听过的，嗯，但它可能是我长大之后才真正开始去学到哦。嗯，比如说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有听过别人说，一个人慷慨跟哎，sorry，不是慷慨，kind，being kind，呃，一个人仁慈仁慈。 是很重要的。嗯，然后，所以我以前听过，小时候听过，呃，it's it's more important to be kind than to be smart。嗯，你要有 kindness，比你聪明还来的更重要。嗯嗯嗯，这是我以前就听过的。对，但是我长大之后，我会发现这句话真的是真的。原因是有发生什么事件吗？还是原因是因为，嗯，这个世界永远有比你更聪明的人。 对啊，是啊，对，这个世界永远比你更厉害的人，对对对，这个世界永永远有比你更懂的人，嗯，这世界永远比你更学得快的人，嗯嗯。所以如果你在这个你在你的人生中带给人家价值，只是因为你是最聪明的那一位、最懂的那一位、最了解的那一位，其实你很容易很快就被 replace 掉。对对对，但是人不会去，人人会忘记，呃，是谁给他一个知识。 因为他会学到一个知识，他会忘记是谁告诉他。没错，但是人不会忘记是哪一个的人曾经对他做了什么事情。嗯，Does that make sense？的确是。对，所以你在一个你对一个人仁慈的时候，他会记得你一辈子。你给他一个知识。 他一下就忘记你了。他觉得可能他自己发现的。对，他自己发现，或是别人讲。 <laughs> 对。呃，有时候我自己在拉牧师的嘛，所以，所以我呃，有时候别人说，哎，那个呃，曾经有人这样子跟我说这个，然后说不是人家说，是我在讲堂里面讲的。 <laughs> 真的会这样？ <laughs> 真的会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不会记得。大家不会记得是你讲的。没错，没错。因为那个 lesson 比你还重要嘛，他学到的这个 lesson 的这个知识启示，或是 whatever you want to call it，比你这个人还来重要。我只是一个 messenger，只是把这个 deliver。 deliver 出来的 message，the message 比 message 还来的重要，没错，right？所以，嗯，当你只是一个很聪明、很厉害的人，职场也是这样子。职场如果你是一个很聪明、很厉害的人，呃，你可能会还以为你会因为很聪明、很厉害可以爬到很高，但是其实不是，因为永远会有比你更厉害的人。对，那你怎么去对待其他人？别人到最后会想要帮你，是，别人到最后会想要挺你一把。 别人在最后会帮你说个好话，嗯，别人到最后会给你一些的机会，对，这些东西就跟你怎么去处，你处人为道，哎，一人处事， <laughs> 待人处事，对对对对对对 <laughs> 对， <laughs> 用错成语，就是怎么去 how how are you as a person？来，是，我觉得这个是很很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有些时候你人生会失去一些的机会，对，不是因为你不够有能力，嗯，不是因为你不够聪明。 而是因为你在做人的这件事情上，对啊，少了一个东西。了解，这其实也是前几年蛮流行的一个词，叫软实力啊。很多人在乎你有没有一些专业能力、口才或者是沟通力，但事实上软实力是不可忽视的职场力。没错，我我这是当我当领袖的时候，我越来越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以前还约我。 可以当一个好的领袖，是因为我懂最多，了解最多，了解，所以能够察觉市场的这些的现在趋势啊，这些东西。嗯，就是我会发现到，其实没有 the thing that make me a good leader。那我相信我，我到今我可以相信我是一个好的领袖，不是完美，但是我是好的领袖。嗯，的一些东西不是因为我只是在某件事情上看懂了别人，嗯，而是我。 其实是真的去关心到人，我真的是 care about 一个人的发展，他的一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其实你会长久会看来带着人的那个动力，他们可以去做的事情远远超过只是因为你自己的一个能力，对啊，所以，我我在年轻的时候当然就听过别人这样子讲，但是我当下没有这种的意识，我没有意识到，所以我我知道这件事，但是我没有真的学到。嗯，我。 我我还原我可以做得好，是因为我懂得比别人多，我比别人厉害。了解。但是事实会发现到，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嗯嗯嗯。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功课，嗯，你认识到了，然后你也同意了，甚至你去执行了，你才会真的变成熟嘛。对对对，不然你还是只是停留在知识上面。而且这个功课学学习到一个仁慈的人，一个 kind 的一个人，如果嗯。 我觉得一个在二十岁没有学到这点，可以了解；但是你到了四十岁到五十岁还没有去学习这一点的时候。 你的朋友圈，你的生活圈，你的人生这些会越来越少，会越越越越窄。我前一阵子有看一个一个影集，就是 Young Sheldon，就是你有看吗？我没有看，但是 Peggy 跟呃我的女儿 e l l i e 有一起看。对对对，因为他其实蛮讲蛮多家庭生活。反正 Anyway，大家如果有看过就是那个就是 Sheldon 的话，他就是一个非常聪明然后天才型的儿童。那他刚开始演的时候，这个儿童才九岁，所以他说出。 说了很多无理的话，或者是很尖锐的话的时候，你还觉得蛮可爱的。但到这个这个影集啊，已经好几季了，他后来已经到了十五岁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可恶。嗯，他还是一样，可是就开始觉得他很可恶了。因为这个世界对你的可以容忍你这个东西会慢慢的下降，是会随着你的年龄变高，他对你的容忍会下降。嗯嗯。 我我在呃有一次我跟 Ellie 我女儿也是讲同样的一句话，我跟她说，因为 Ellie 我女儿是一个很非常聪明的一个，嗯，她真的很聪明，她很聪明，很会去思考，对，她很多会问一些的问题，而且她会就是脑袋转很快，在想很多东西。嗯，那嗯，我有一次就在跟她谈，我就跟她说，Ellie，嗯，因为我我用英文跟她说，我说 You w e r e learn in life that it's more important to be kind。 Than to be smart，嗯啊，我跟他说，我不会怀疑你是不是一个聪明的人，这是你天生就有的，嗯嗯嗯。但是 kindness 是你要去学习的，是要这个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天生就有，甚至觉得我们天生不是一个 kind 的人啊，不是只是他，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子，是是是。这个特质，这个 character，这个一个人的 character 是要学习出来的，嗯嗯。我跟他说，如果你是可以成为一个，你本来就是一个聪明人，但是如果你可以成为一个 kind person。 仁慈的人，show kindness to people，你会一个非常成为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人。哇！对，但是如果你只是聪明但是不 kind 的话，是你人生会失去很多原本你可以有的机会。对，呃，对，这的确是。嗯，那其实这个跟我觉得在长大里面我学习到的另外一个呃 lesson 有关系，另外一个呃功课嗯有关系，就是在人生里面你大部分。 你最深的懊悔是，都会是跟人有关系的哦，不是因为没做到什么，或是梦想没达到这样。我我觉得，如果你去，我可以，我们可以邀请我们的观众，你可以思考，在你人生里面，你现在有什么东西是你很懊悔？嗯，you you feel like 如果我重新去做，我不会这样子做；是重新去说，我不会这样子说；重新去做这个决定，我不会去做这个决定。 当你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或这件事，我打赌八九不离十都会跟人有关系。嗯，你自己有因为某些事情还是什么经历到这个这个功课吗？Of course，我我自己在我的生命中有一些的关系啊。我觉得因为当时我说错一些东西，或者是我没有去容忍一些呃，不是容忍，就是我没有去好好 handle 我的情绪。嗯哼哼，我没有好好的去呃经营，是，或者是。 觉得嗯不是随便，但是就是没有刻意，呃不是刻意啊怎么说？就是 I was careless about 一些的 relationship，就这些关系应该要更好去经营它，但是我没有，嗯嗯，更更嗯不是努力去经营，但是更刻意的是去保护这个关系，嗯，然后做这个东西，我没有这样子做，造成一些的懊悔。 了解，那我我觉得大部分我们真的人生很多的 regret 都是跟一些人有关系。对对对，比如说啊，当父母可能已经到孩子大了才发现没有好没有花好好花时间陪他们，对，或者是说啊，可能自己也跟自己的原生家庭的父母，对，到了他们老的时候才发现过去没有好好的原谅或是和解，这样有多少的人他他会想要回到。 十五年前，把他曾经跟他爸爸讲的那句话收回来，是啊，有多少人会想要回到呃五年前，把他跟那时候的男朋友，嗯，或者女朋友讲那句话说回来？有多少事情，因为那一句话，因为你那个行动，那个行为。 或者你做那件事情，嗯，或在背后捅了一个人一刀，嗯，或者是你背叛了一个人，或是 whatever，right？Yeah，让你今天成为你一个很大的一个懊悔在你的生命中。但我觉得这个功课是不是也是在我我不敢说这样是不是一个成熟跟不成熟的一个区别？嗯，但是我感觉这个功课好像是你比较在乎你自己的权益、你的情绪，对，还是 more than 这段关系？对，从我变成我们，嗯，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关键，对。 对，就是嗯，因为有，因为这个世界上，我们都在在人生里面，我们都不断的跟人在互动嘛。对，我们我我 always interacting with people。嗯，你在家里面是跟人互动，你在跟孩子跟人互动，呃，你在教会跟跟人互动，然后然后呃，你在任何地方都是在跟人互动，在职场是在跟人互动。对，在跟人互动的里面，人难免。 不会按照你的想象，的确去做他你觉得他该做的东西，或者他有该有的行为，或他该有的一些的、一些的东西。嗯，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一定会有些的失落，一定会有些的，嗯，一些的，你想要去去。 去掌控，掌控，对对，我觉得你说的句话好。其实他去掌控，我想去改变的一些东西。嗯嗯嗯。那当你发现你做不到的时候，嗯，你接下来在这个关系的里面所做出的决定，嗯，你当下会觉得我一定要这样子做，我一定要这样子说， <laughs> 我一定必须怎么样子。但是有时候时间久了会发现到，没有那么没有没有没有那么的绝对。其实当下你的 emotion 都在的时候，你觉得你要跟他讲这句话，但你会发现到其实。 Actually，我不需要去讲那句话，或是不需要是我讲。对对，你对对，也很说的很好，不需要是我讲。是这个世界有太多人会去跟他讲，不需要等到我去讲。 <laughs> 对，就是你会觉得好像你不讲，他永远不知道，不会改变。如果，但是。 你说的很好，一个人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能不是第一个跟他讲的，也是对。那如果你不是第一个跟他讲，你大概也不会是第一个让他听懂的那个人。嗯，所以这些东西有时候你就放下吧，我不需要让他知道这，我不需要一定要告诉他这个东西。对，嗯，有很多的话我会想跟很多人讲，是年轻一点的我真的会去讲，OK，去说，对。那我会。 我后来去反思一个东西，就是我去讲、我去说，今天真正我要的是什么？只是真的是我要让他改变吗？其实不一不一定是哦，嗯，只是我抒发我里面的情绪而已。哇哦！那如果我只是抒发我自己里面的情绪的话，有可能因为我抒发我的情绪，我破坏了一个关系，我破坏了一个呃一就是破坏一些的东西，就是去做一些我不必要去做的事情，呃，讲一些我。 不必要去说的东西，嗯嗯嗯，嗯，所以，所以在，嗯，我觉得我我慢慢的学习到的一点就是，有些的东西，呃，y o u can just let it go，不一定一定要跟那个人讲这个东西，嗯嗯嗯，有些东西你很想跟他讲一个东西，但是当下你跟他讲另外一个东西，帮助到你。 其实也帮助到他。我记得我在职呃以前职场的时候当领袖，然后那时候底下管理蛮多人的，然后每个人就像你说的，一下这个闹事，一下这个怎么样，然后那天我就很混乱。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的领袖告诉我一个比喻，他就说，当如果你拿一杯水里面有很多的杂质，嗯，你很想要去把一个一个杂质拉出来，里面的杂质只会越来越多。但是如果你把这杯水放在桌上。 等一下，嗯，这些东西就会沉淀下来。哦，我觉得这个画面帮助我那时候知道，有些东西不用立即性的去解决，因为立即性去解决只是我很急，没错，我想要证明我能够解决而已。可是它不会帮助我达到最后的目的，就是使这个水变清澈。哇哦，对我的目的，如果是这个水可以变清澈，Like he say，它放下来沉淀下来了。 你再去处理，那时候是清澈的。但你急着要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的时候，你只是弄得更混乱而已。哦。嗯。哇，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 lesson，right？对对对，就像你刚刚说的，有些的事情是要是按部就班，就是它有 everything in its due time。有些事情在它的时间时候会去做一些的适当的一个解决，或是带出一些的一些的东西。对啊，对啊。对啊，那当我们太 rush 一些事情的时候，反而到后来我们会。 就像破坏一些关系，懊悔对会懊悔，或是对，所以我在想，我其实人生，我相信，我觉得我们每个人人生很多的 regret，很多的懊悔，其实都是跟人有关系。我相信是哎，嗯，那除此之外呢？你觉得成熟或是长大，还有哪些东西是你在这几年真的有学到的功课？有有另外一个我我学习到的就是嗯，你不能什么都拥有。哦，这真的是哎。 哎，我常常常嗯，发现我自己也会有这种状况。呃，状况就是你觉得想要什么都拥有，对，是不是？对，我觉得女生啦，或者是我自己，哦，男生女生都是吗？可是不是拥有，我的感觉比较是，我想要同时扮演所有的角色，把它扮扮演好。成长的的的一块，就是一个人成长成熟，不是只是他加了什么东西，而是他。 舍去的什么东西，对，嗯，嗯，Yeah，I think sometimes growing is not just adding, it's subtract, it's 拿掉一些东西，所以是拿掉一些你觉得你曾经觉得很重要的，但是可能没有到真正那么重要，你愿意把它放下来。有些的机会，有些你想要的经历，True，有些你想要全部都戴好的帽子，嗯嗯，对，就是有些的东西，对，那那。 这不代表说你不能拥有，或是经历，或什么，只是它不一定是同个时候会发生。是对，所以我是我几年前听过一位牧师，他这样子讲，他他是在呃帮助一些年轻的父母，呃，在在在呃在。 帮助一些年轻的父母在面对他们有了小孩之后人生一些的转化，就是有些东西他们必须放下来。对，那他就跟他们说，呃，你有些事情放下的时候，你不是跟他永远的说 no，嗯，你只说 no for now，暂时，暂时我要跟你说 no，对我要下次跟你说 no，嗯，会随着你的孩子长大，重新一些东西你会再次拥有，对，但是再次拥有会不太一样，对。 所以，呃，我觉得那句话帮助我很多，就是因为你我当了父亲之后，扮演这个角色之后，有些东西我不需要放下，我不能够就像以前一样，对。但是我会告诉我自己，I'm saying no for now。嗯嗯嗯嗯，我像嗯昨天晚上呃一群呃人来我家跟佩 y hang out，就是 hang out 很晚，然后聊一大堆东西，然后但我相信这个可能在三年前佩 y 做不到。 因为那时候我们小孩还小，孩子还小。对，那现在小孩子比较大一点，他又可以重新再去有一些的，你知道，有些这些的经验，或者是你会觉得是不是我就永远不能有了？不是，他只是暂时性、细节性的。对，嗯，对。那成熟的过程里面，长大过程里面，就是学习有些的时候，把一些东西给放下来。嗯，说把它，一的是永远放下，maybe，但永远可能只是把它放在。 呃，你的衣橱里面放到一个箱子里面先放着，收起来一样。就像冬天、夏天，夏天的时候把冬天的衣服收起来，不代表你再也看不到它了。只是 I don't need you right now，我现在不需要。I don't，我想穿这个不适合。对对，把这给收起来。嗯嗯。那嗯，那嗯，我我我在可能不比较不成熟的时候，我会试着每个东，呃，会试着想要拥有更多。 但是拥有所有的，但是当你拥有所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个都是蜻蜓点水，就是这边碰一下，哦，沾一下，沾一下，沾一下，这边好像。 为了想要经历这个的经历，为了想要那个的那个，为了想要这个这个，就是只是这样子而已。但是没有真正的去去，就是 again，因为我觉得就是二十几岁的时候，十几岁、二十几岁的时候，世界就是这么大，你就是想要去 explore，which fine，我觉得那是很好的。那慢慢你会发现到啊，我不需要这么多。就像我们之前用过一个比喻嘛，你年轻人会想要去吃吃到饱餐厅，什么都去吃个，每个都要吃。大一点时候，你想吃一个。 我想去一个好的餐厅，我不需要吃到龙虾跟虾跟这个跟沙西米，但是给我一个好的牛排就好了。嗯，如果你续吃龙虾，就给我一个好的龙虾，我不需要再加一个沙西米，再加一个什么东西， <laughs> 你了解吗？真的真的会真的，所以就有时候是放下一些的，一些取舍，取舍。嗯，对啊，就像是我是一个。 超外向的人，所以我年轻的时候是那种续拖再续拖，续拖到天亮的每一个拖，我都不想错过，因为我会很容易 form。那你你到达，你第一个你体力不够了 <laughs> 哈，你没办法再给我就是什么熬夜。第二个是有些关系你会比较在乎的是深跟远的。 对，而不是这个局碰一下，然后每个人都看见你，但每个人都没有跟你讲到话。对啊，二十几岁很会会跑趴嘛，对不对？就是你一个礼拜晚上，我我记得以前我会礼拜五晚上我会可以去到四五个不同的局，就是这边去一下，那边人家唱歌去一下，十分钟 say hi，去十分钟，超过十分钟就要收钱了， <laughs> 就是啊，对对对，去 say hi 一下，然后或者是去这个地方跟人家 say hi 一下，去这个生日 party 一下子，然后跑跑跑跑跑。 对，但整个晚上你没有跟任何一个人有一个深度的对话。对，但是你可能到了一个阶段，你会期待跟一个你一些固定熟悉的朋友有长远的、有有有 follow up 的这样子个对话，而不是就是蜻蜓点水这样子。错，嗯，这的确的确，我觉得这是一个成长过程。嗯。 对啊，包含我刚刚讲，我觉得什么都想要。我自己刚刚讲，我自己心情是，我觉得我想要扮演好所有的角色。但是后来我也意识到，成熟就是你只能专注在几个，right？你能做的好的就好了。你没有办法这个做六十分，那个做四十分，然后每一个，或是你期待自己是三个层面都做到三百分，right？对。可事实上，你就是把你现在能够尽本能就好了，尽本分就好了。对啊。对。 嗯，不过这个真的是一个过程才会发现的，对啊，嗯，只有时间可以带出来的的的的 lesson。我今天来录节目的时候，对，然后其实我自己是一个就是呃，如果家如。果 他是 Peter 一定最知道，就 Peter 一定知道我的办公室就是最乱的，我 <laughs> 是一个就是东西很容易乱放，然后我是一个比较随性的人，鞋子也乱放。 <laughs> 我去那个生小孩的时候回来，发现我还有三双鞋子在我的办公桌底下， <laughs> 那且都对称不起来。对，但我我我就是对生活习惯没有那么的在意，但是我其实发现当我有孩子之后，我生活很需要秩序。OK，那我想要改变这件事情的时候，非常的不舒服。那其实我呃。 我在教会有一些教导的课程，是在讲教导人怎么成长的。对，其实很常讲的。在我们的学院有教这个课嘛？对对对。可是其实我对我们最常知道说，成长跟借口是不可能同时拥有的。对对对。所以我在骑摩托车要来录节目的路上。 就觉得，我就觉得，可是我就是这样，可是我就是那样，心里有很多闷闷的时候，我就想到这句话：人可以成长。其实有时候最大的拦阻就是我们里面那个。可是，对，但是，对，不过就是这种东西，没错，对啊，借口让我们，借口会让我们去 excuse excuse 嘛？借口就是 excuse，让我们脱离该有的责任。嗯嗯嗯。所以成长一个过程，就是去知道有些东西不是只是机会，而是责任。这事情，哎。 我不知道我们是有在这 podcast 聊过，还是在别的场合聊过。就是一个男人，尤其男人成长的过程里面，他要去发掘到，不是只是寻找机会，而是去寻找责任。嗯，人生不是只是寻找机会而已，对，是要学习扛起一些的责任。嗯嗯嗯。本 maybe 我们之后来做一集来聊男人，我们可以聊到更多这个东西。可以可以耶，对啊。所以，我我觉得成长其实是不舒服的，可是它却是蛮重要的。对啊，嗯。 还有另外一个是我嗯学到的一个一个，就是看比较看清楚一个东西。当我慢慢成熟长大的时候，就是当你年轻的时候，你会觉得在 run 这个世界，在经营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带头的人，或者在这个世界走在前面的人，是都是一群很懂、很厉害啊，很优秀与你。 差十万八千里的一群的人，嗯，像爱因斯坦这样子，对 <laughs> 对对，人家没理了。哇，爱因斯坦真的是离我们十万八千里。对，但是当你当我啦，至少我我慢慢长大成熟之后，或是看看懂一些东西的时候，会发现到哦，原来这个世界，like 每 everybody is just trying to figure it out，跟我一样啊，everybody 没有一个人真的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没有一个对，没有一个人真的就是所谓的所有事情的专家。嗯嗯，没有一个人真的是 like like，嗯，我之前在看那个嗯，呃看电视呃看新闻，然后那新闻他们在讲那个中东一些事情发生的很多这些事情，然后他们说我们还邀请到了中东的什么专家，然后他们是在过去这几年一直在处理中东事情，但是。 他会想象没有啊，这些所谓的专家已经过去二十年也没解决这件事情哦， <laughs> 就是你懂吗？就是为什么他们是专家？专家等于是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对专家对厉害的人，我们有些东西其实我这样说好了，就是嗯，很多人其实没有你想象的这么厉害，可能他只是有这些知识，但不一定能够解决，可能只是他勇敢的去去做。哦，也是对，所以比如说一个创业家，你可能会觉得所有在 公司的老板，你年轻的时候会觉得他们很厉害。对。你开始工作的时候，学习到一些东西，就会发现其实他们也没有你想象那么厉害。嗯。没有你想象那么的聪明。是是是。他们只是有勇气去做而已。嗯。所以我会慢慢的告诉我自己，有有些的事情，我以前会觉得我我没办法去做啊，因为我不懂这个啊，我没办法去做，因为我不了解那个啊。我我我怎么有办法去做这？种？因为我我对这个这一块很不了解。但是我发现他没有啊，这些人也。 也本来也是不懂啊，他们就只是去做，在这过程了，就在学习。对，当我认清这件事情之后，对，我就觉得哇，好多事情其实没有我想象的这么不可能。哇哦，很多事情其实是可以呃放手去做做看的，就是可能性变多了。对，and that's amazing，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 很激励我，也让我觉得人生变得好有趣就是好多东西我都可以去 try，嗯，不代表说就是好像自己当个笨蛋，就反正我就是笨笨的就去做，而是很多东西我在看已经在做的人，其实他们也只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去学习而已。不是每一个开餐厅的人都是最懂得怎么开餐厅，对对。然后不是每一个人做一件事情都是最懂得什么，尤其有些的时候，我觉得知识是这样，知识。 有时候你知道你自己没有知识，比你觉得自己有知识还来得好。就是 <laughs> 有时候你觉得自己有知识更恐怖。我觉得台语有一个叫“懵大”，就是傻傻的胆子。OK，懵大嘛？我我我的台语有没有？对，就是你宁愿不要知道太多，但你冲了。对，因为有时候你觉得你有些的知识，你觉得你懂，你什么都那个，你反而会有一个一个不正确。 对一件事情的理解，但是你建了一个完全错的一个东西。OK，所以 you build everything based on a false premise 或是一个 false information。你还以为你懂，你还以为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就去做，因为你有一个一个不该有的一个自信。嗯。但是当你觉得说 OK，这个世界充满了就是跟我一样，很多东西其实他们觉得他们懂，但是他们不一定真的懂那么多。嗯。或者是他们的懂的东西。 没有我想象，是我没有办法去懂得。对。那当你了解这一点的时候，你 approach 一件事情，开始一件事情，你会有比较多的谦卑，你可以去更多的去学习，去看见，去去长知识。是。嗯，但是你不会觉得这是遥不可及、做不到的一件事情。所以很有趣，有的人觉得接纳自己不够懂，好像是自己很蠢，可是事实上，你接纳自己的不足的时候，反而你会有更大的世界。对。 我我以前看投资也是这样子嘛，我以前觉得投资一定是一群超级厉害的人在做的呀，懂那些看那个图表的人啊，对对对，然后做那种那种那个 technical graphical analysis 在做的，很高门槛，就每个人看那个那个像那个 candlestick 网上 <laughs> 红色红色绿色，我看不懂，要学就觉得很难了。对，我就觉得很难，但是但是后来我开，所以我发现我真的去了解的时候，我说 OK，这是有些很基础一些的原则可以去使用，而且是真的有。 带出结果来的，呃，我就发现，OK，其实没有他们没有我想象那么厉害，而且有些人感觉很厉害，其实他们有都在亏钱还是怎么样，他们只是没玩股票而已。对。但是我要学习是投资，不是玩股票。那反正就有很多这些东西或是当牧者，我今我后来当上牧者，嗯，我以前会觉得教会都是一群很厉害的牧师，超熟、超厉害，什么都懂，在带教会。嗯。后来我慢慢认识到这些教会的牧师，我发现到。 他们没有懂得我想象的那么多，是那么全面，没有那么的全面。他们其实也有很多的、很多的不懂、没有看见啊，或是不了解的东西，一些的挣扎，对。所以发现到哦，OK，That's，其实我们都是这样子的。我不是比他们好， <laughs> 只是我们都是这个样子。对，那只是你有没有勇气去做？ 嗯，你觉得你该去做的东西，嗯，就是在就是相信这只是一个过程，然后踏上这个旅程，这样子，对对，那真的是是一个，我觉得蛮释放的啦，也是一个你刚刚讲谦卑，或者我说一个谦虚的过程，就是我不需要成为最厉害、最了解的人，我才能做，没错，对，可是我可以边做边学，我觉得蛮多东西啊，有的时候。 我可以理解，像是啊，我们有一集有聊到我刚当妈妈嘛，对，就是有的时候你只是还不懂而已，但 eventually 你会变懂。那那些现在很懂的人，他也在你这个阶段过啊，对，所以我觉得哇，那真的会帮助蛮多人更有勇气一点，错，对啊，错，哇，长大真的蛮多东西可以学到，而且其实是很宝贵的功课，对啊，而且这些的功课像我们一开始讲的嘛，就是。 年轻时候的不成熟，或是没有学习到，代价是相对是低的，是。但是你会随着你的年岁。 应该说年岁，这个是一个词嘛？是年纪、年岁都是年岁。我不知道为什么讲，最近想要用一点比较诗意一点、更诗意一点的时候， <laughs> 你的年岁增加，它是一个 <laughs> multiply 会乘上去的。对，是会倍增的代价。倍增的，对，这个代价会倍增。所以如果这些东西没有去学习到，之后付上代价更惨痛。甚至我觉得，可能你年纪轻的时候要转变还比较容易哦。我觉得我自己啦，不要讲别人，那我自己在。 年纪越长的时候，要做调整跟改变的时候，我心里有那个阻力跟抗拒是更大的。OK，我不知道是面子的问题，还是是看见这个代价变更大了的情况之下，对，所以我觉得是，我自己觉得我年轻的时候还比较好被调整，被调整，甚至我们说被去无存精，我的生命就是把不好的剪掉，存下好的，我蛮愿意的。我么突然间觉得你好？ 好会用成语，我以前都不觉得你会用成语。最近跟你录了几集，我觉得你好多成语在用。 <laughs> 为什么我平常聊天的时候都不用这些成语？ <laughs> 我明明就有用。抛卡的时候才开始。你是自动消音。 <laughs> 自想说，哎，那什么语言直接消音，直接 skip 掉。对对啊，所以我觉得，呃，年轻的时候还蛮可能也会跟着我们年龄越增长，我们就商炮觉得我们懂了更多了，就越不不不想要被调整。啊，对啊，所以我觉得维持一个谦虚的这样子一个状态，其实是帮助你的生命的。哎，嗯，对，嗯，Humility is the way forward. Yeah, yeah, yeah, yeah. True. 我们之前有时候我们不是讲过这句话吗？对，Humility is the way forward. 是是，嗯，往前走的方式就是谦卑。对，谦卑是你唯一可以继续往前走的方式。对啊，对啊，对啊，不然你就以为你已经到顶，了。对对对对对对，哇！我觉得期待就是在下一个十年，在下下的十年，我们都还会有更多的领受不一样的功课。对我们，呃，十年之后我们再来录一次。 关于这个 <laughs> 成熟，说明我们有不同的看见。那时候可能就不叫做管他，先拿杯咖啡；， <laughs> 可是管他的先喝杯茶。 <laughs> 对，先来一个东方美人。东方美人，你记得我们那时候开这个节目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们就说，我们就是有一种青黄不接，就是也不是都超级成熟，但也不再那么傻了。对对，所以才今天开的节目聊这些东西。那录了稍微的略懂，对对对对。 完全的懂，完全理解，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很好的状态，我觉得是，就是人不能当傻子嘛，就不能什么都不懂， <laughs> 什么都对对对，因为你什么都不懂，你就不会去问对的问题，没错没错，对，但是所以你不能什么都不懂，但是你也不能觉得你什么都有答案，对，你就不会想再去探索了，对，所以其实呃，我们这样录了好几年，今天真的可以聊到，其实我们还是在这部这段期间长了一些东西出来，哎，真的，尤其因为我们我们。 在在带领教会，我们看的整个教会，我们自己也都从第一年到第二年、第三、第四年，每年的学习、每年的看见，都不断的成长嘛。对，我多少时候常常跟你们跟旁边说，好像感觉做得到，现在才真的了解什么叫做做教会。现在才高懂了。但我相信五年之后，我们会看，哦，好像做到这才真正了解什么叫做。 做教会，对我相信职场很多人也这种感觉，甚至可能结婚的人也是，可能你到第七年、第十五年才哇，原来婚姻是这么一回事。对啊，我觉得人生就是有很多可以继续学习的东西，That's why 人生才这么有趣，这么多可能性。没错，嗯，Well，今天我们就聊了很多，我们就聊到这里。不过，观众朋友们，嗯，Again，如果今天我们聊的这些东西对你有帮助的话，其实我们知道留言让我们知道，也可以呃。 也可以把这个呃今天这一集分享给朋友们。对，我相信呃旁边应该有很多朋友是想要在成长或 <laughs> 或者是要更成熟。没错，没错，没错。也许我们也不是最懂的人，但是我相信我们可以一起在这个节目当中一起学习，一起前进。对，嗯。那如果你喜欢这个的话，给我们一个 rating，把分享出去，给五颗星在 Apple Podcast 的上面。如果你是用 Spotify 或其他分呃听的话，也可以把这个连接。 传给你的朋友，没错。我们下一次见，下次再喝杯咖啡，拜拜。